那第三个类型呢，在各位书上一百三十八页共同诉讼参加，这个书上的文字排版有一点错漏哦，所以呢，这个请同学稍微改一下这个基本定义的部分，共同诉讼参加的定义呢，应该是呢改成像黑板上第一句话呢，你把受判决效力所及的划掉了。 他是呢与本案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且呢具有本案诉讼适格的第三人。好这个文字的用语呢，请你稍微修正一下，不是所谓受判决既判例所及了，没有后，他是跟本案呢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且呢具有本案诉讼当事人适格的第三人。那么呢得自行以呢当事人的地位参加诉讼，而与先前当事人的一照呢？ 共同进行诉讼的一种制度，那这就是所谓的共同诉讼参加。所以请你把这个文字的用语呢前半段呢稍微的修正一下，那最后这句话你也修正一下。而与先前当事人的一照成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你把成为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呢删掉，改成了共同进行诉讼了。所以整段这个文字呢。 可能在打字排版上有些问题，我们下一版会把它改过来。这有点错乱哦。所以精确呢，共同诉讼参加定义呢，在念一遍，与本案诉讼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且呢，具有本案诉讼当事人适格的第三人，得自行以呢当事人的地位参加诉讼，而与先前当事人之一照共同进行诉讼的一个制度，那这就是所谓的共同诉讼参加。 法条的依据是在六十二条的规定，所以呢，第三个类型呢，它倒是有成文法的依据。这个法条依据很简单，就单一的条文呢规定在六十二条。那同学先翻一下这个六十二条法条的规范。 六十二条呢，这个法条的标题就叫独立参加，或者称为共同诉讼参加。你看法条怎么讲的？诉讼标的对于参加人及所辅助的当事人间必须合一确定者呢，准用五十六条的规定。这边出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词，叫做合一确定。条文很精简，念完之后什么意思呢？来，还没有翻译之前，同学先了解观念。 六十二条呢，晚近你看期刊论文，这个法条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罪文呢应该要删掉。事实上确实如此吼六十二条呢第三个类型共同诉讼参加，在我们的民事诉讼法八十八、八十九、九二年三次大修正之后，确实会变成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个盲肠条文罪文啊。删除之后呢？ 反而呢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同学首先要了解这个条文是在旧法时代呢所增订的，多旧呢就是民国初年的时候呢，民事诉讼法呢刚刚在起草的时候，那个民国二十几年代呢就已经存在了一个条文。 那这个条文确实在早期有存在的意义，可是随着呢民事诉讼法八十八年后三次新法的大修正，为什么学者说呢这个制度显得很多余，应该要拿掉呢？同学先把整个理论的背景了解一下，因为啊在旧法的时代，也就是在八十九年之前呢，当你还没有这个条文的时候。 各位你现在看到的呢？五十六条之一，这个先前我们共同诉讼讲过，还有后面单元会讲到的两百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五款，这两个条文，一个是八十九年呢所修订的，另外一个是九十二年所增订的。在呢这两个法条还没有出现之前，六十二条的存在确实有意义。可是随着这两个条文新法的增修之后呢？ 六十二条几乎成为无意义的罪文呢？这个结论你先记起来，什么意思呢？马上跟同学解释一下。原来啊，在旧法时代会有六十二条呢？立法的目的，同学可以看到一百三十九页，看到制度的功能跟制度的目的。在旧法时代呢，民国初年呢，起草这个条文的时候，立法理由说，六十二条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呢？ 正当事人事格跟替代别墅的提起，所以这个条文呢，分别是针对必要共同诉讼，也就是类似必要跟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所特别设计的一个补救措施。好啊，你可能听得不飒飒，什么叫特别针对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设计的补救措施呢？那你看一下一三九页的文字制度功能这两段就很清楚了。 各位呢都不用抄写，因为文字呢书上都有，你课堂上听一下就知道。原来啊立法者说呢，以前在旧法时代，如果你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比如说什么呢？裁判分割共物之诉，标准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那这时候呢，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呢，你忘了把所有的共有人列进去。本明明这一块土地呢，A 这一块要被你分割的土地，明明有四个共有人在了。 啊，可是你偏偏就漏列了某乙成为原告，所以呢，诉状进到法院的时候呢，只有甲、丙、丁三个人进入诉讼，乙呢没有进入诉讼程序，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早期的立法者就说，啊，乙没有进去诉讼，哇，这个案子会当事人不适格，所谓的补正当事人适格期见 因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少列一个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当事人就不适格了。所以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里面，书上一三九页提到，为了补正当事人适格，所以我们希望让乙进入诉讼。啊，怎么让乙进入诉讼呢？立法者就迂回的想到一个方式，借由诉讼参加。所以六十二条法条文字才讲，某乙呢？ 跟本案诉讼呢有合一确定的关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呢用诉讼参加的方式加入成为原告或被告。所以这种类型所谓的与本案诉讼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个利害关系有些书上呢直接就赤裸裸的讲，这里的。 利害关系指的是有合一确定的关系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准你用诉讼参加的方式呢，进入诉讼程序里面，成为原告或被告，目的就是在补正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资格。紧接着画风一转，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也有可能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啊，譬如说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 本来只有两个股东 A、B 要告，现在 C 这个股东也想加入战场，他也看公司很不顺眼，也想要撤销公司股东会决议。这时候怎么办呢？立法理由就说，类似必要这种合一确定的诉讼，虽然没有当事人适格补正的问题，但是为了节省司法资源，代替别墅提起。什么叫代替别墅的提起啊？ 如果你不让 C 加入这个本案诉讼，你叫他另行独立起诉的话，浪费司法资源嘛？同样要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为什么要分别成两个以上的诉讼程序？所以他有意愿要撤销，让他加入原本的原告阵营呢，利用同一个诉讼程序一起主张即可。所以为了呢节省司法资源，代替别墅的提起，所以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里面，立法者就说。 那你这个 C 就用参加的方式，用参加的方式加入原告这边辅助原告进行诉讼，以代替呢别墅的提起。这是各位书上一百三十九页刮胡二里面呢出体字所强调的观念。 所以以前考到六十二条，我们都特别叮咛你，关键字要点出来。哪一个关键字呢？书上所讲的，在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里面，借由这种呢参加制度补正当事人资格；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里面，借由这种参加呢代替别墅的提起，这个补正当事人资格跟代替别墅提起呢这两个关键字，立法理由核心的说明呢，同学记得写上去。 好，讲完了，这是六十二条呢，用实际的案例跟你说明它存在的情形，还有立法理由。那讲到这边，同学一定会有一个怀疑，什么怀疑呢？好奇怪哦，为什么要设置诉讼参加的制度来补正当事人适格跟代替别墅提起呢？因为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说，这种类型的参加为什么叫罪文呢？ 因为它徒增法律关系的混淆化，而且在现行法上反而是叠床架屋，没有必要。怎么说呢？你今天要补正当事人事格，故有必要共同诉讼里面你要补正当事人事格。现在已经有九十二年，增定后的五十六条之一还有八十九年呢。 修正后的二五五条第一项第五款，向你翻译一下，后面会念到的二五五条第一项第五款，它怎么讲呢？反正只要是有合一确定的关系的诉讼呢，都可以在诉讼中随时追加当事人成为原告、被告。 所以你真的要补正当事人适格，要代替别墅提起呢？这个乙跟 C 直接用二五五条第一项第五款追加成为原告即可了，根本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再既有六十二条诉讼参加的制度，因为这在概念上除了叠床架屋之外，也徒增法律名词用语的困扰。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法律上所谓“参加”两个字，应该是辅助配角的意思。参加人从名词的解释上是一个辅助者、配角的角色。可是，在黑板上所列的这种情形呢，你的参加人乙跟 C 实质上等同于当事人追加，因为立法理由自己讲。 故有必要是为了补正当事人适格。哎，既然为了补正当事人适格，某已进去，实质上就等同于原告当事人了。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用二五五条跟五十六条之一追加成为原告即可？直接追加为原告，法律概念上反而自然。为什么要迂回的借用诉讼参加的制度啊，说他是参加人，然后给他一个奇怪的名词叫共同诉讼参加，然后书上又写说。 名为参加，实质上等同于当事人的追加。你名义上挂一个参加人，实际上你等同于原告刑事当事人了。这样的解释徒增法律用语的困扰。所以在现行新法修正之下。 你固有必要跟类似必要，要达到补正当事人适格，或者是代替别墅提起的机制，其实你直接借用当事人追加的制度，直接借用二五五条第一项第五款跟五十六条之一，就能够达到目的了。 法律上实在没有必要叠床架屋、迂回的借用诉讼参加的制度，硬是把这个乙跟 C 呢解为参加人，然后硬是独立一个类型叫共同诉讼参加，然后自己又在那边写说名为参加，实质上等同于当事人的追加，实质上等同于当事人的地位。你这样解释后，反而徒增法律关系的困扰化。这就是呢我们刚提到的六十二条这个法条呢。 也许在旧法时代呢，有它存在的背景。 但是在新法修订之后，我们现在只有二五五跟五十六条之一相关的配套制度了。这个六十二条共同诉讼参加类型是否还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恐怕法理上有再加以斟酌的空间。因此，这个条文呢，最近这几年国考都不曾再出现过。因为呢，依法论法确实它在现行体系上显得非常的累赘，非常的多余了。 同时，真的会徒增整个法律名词的用语上的一个困扰。其间，好啊，不过呢，老话一句，骂归骂吼，还没有正式删除之前呢，它还是一个有效存在的制度。所以，我们还是简单来看一下。那这个制度呢，真的是很容易懂，因为呢，第一个类型的定义，就如同一百三十八页讲的，这个参加人跟本案当事人间有合一确定的必要。 而是参加人跟本案当事人间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的话，所谓的参加就叫共同诉讼参加。第二个阶段审理原则更简单，法条六十二条明文规定，你名为参加，实质上等同当事人追加，所以这种参加人实质上直接视为当事人。所以游戏规则五十六十二条说，准用五十六条的规定。 准用的前提就是把你的地位直接拟制为当事人，拟制为原告、被告，所以你只是名义上挂一个参加人，实际上你根本就等于原告、被告了。所以大家地位都一样，每一个人的行为呢，既然有合一确定的话，当然就适用五十六条各款的规定，直接准用，把你的地位视为必要共同原告或必要的共同被告。 那第三个判决的特色更简单。判决的特色呢，就是一百四十页里面所提到的啊，只要你有参加，既然你实质上的地位等同原告、被告，所以本案诉讼我们解为既判力直接给予你，因为你实际上就等同于原告、被告的追加了。这是呢第三个类型呢，概念法学上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同学呢？ 把这整个制度的前因后果呢、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书上相关的文字呢，各位自己念起来就会简单的很多。好，这个呢最简单的第三个类型看完之后呢，我们把三种呢所谓诉讼参加的形态解说的特色就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收尾的阶段，各位翻到一百四十二页。 来这边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考题，八十九年司法官，请同学特别打两个星号。将来如果你偷懒没有时间的话呢，整个诉讼参加的单元，你只要看这个题目就好了。虽然诉讼参加国家考试前前后后十几个考题，有时间当然希望你全部看到。 没有时间你就看八九年司法官骆永江老师出的这个题目，非常的有代表性，也很有深度。这个考题，同学如果呢在踏进考场前呢，答案遮起来，自己脑袋跑一遍，还跑得出答案的话，代表你当事人章节的观念很清楚。因为这个考题骆老师很用心的设计，刚好就是把。 诉讼担当、共同诉讼、诉讼参加三个章节的争点融合在一起，所以在题目的设计上算是非常有深度，也很能测出考生的灵活运用法学概念的功夫。好，那同学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考的。 S 一到 S 五呢主张个人对 Z 有金钱债权，已借清偿其 z 仍不清偿；而 Z 对 Y 亦有金钱债权，已借清偿其待为清偿。所以 S 一到 S 五共同成为原告，代为 Z 对 Y 提起给付之诉。看到这边，你心里有一个谱。陆老师这个题目呢，它是用民法两百四十二条的代位诉讼为前提。 有一个债务人呢，叫做 Z，他代于行使权利。这个代位诉讼相关的考题，同学应该看了 N 遍了。在诉讼担当跟共同诉讼里面呢，都曾经出现相类似一个考题。反正 Z 就是债务人了。那么这个 Z 呢，对第三人 Y 享有一笔金钱债权。假设呢，我们说这个债权有一百万好了。 那 Z 对 Y 有债权，代于行使权利，所以呢，就由他的债权人呢成为共同原告，代位 Z 行使 Z 对 Y 的债权。所以这个代位诉讼的结构，同学很快再复习一下：被告是第三人 Y，原告是债权人 S 一到 S 五。 然后呢，实质当事人是 Z，所以呢是一个诉讼担当的形态，由这个呢 S 一到 S 五呢担当 Z 呢行使 Z 对 Y 的请求权，所以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了。实质当事人诉讼标的的权利人是 Z，但是不成为原告，而是由他的债权人 S 一到 S 五呢共同从原告担当 Z 行使 Z 对 Y 的权利。 好，在这个架构之下来，你看题目怎么考你的？第一小题，S 一到 S 五代位提起的诉讼里面，只有前面四个原告债权人 S 一到 S 四能证明对自己有债权，但是 S 五不能证明有债权时，法院应如何处理？哎，同学，第一个问在考什么呢？诉讼担当，什么意思啊？ 今天要你去分析 S 一到 S 五呢共同诉讼的形态，它们只是一个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个讲的 n 遍的推论过程，我们黑板上就省下来了，它是标准的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 因为五个共同原告呢，S 一到 S 五呢，都是共同担当 Z 行使 Z 对 Y 的请求权，所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从头到尾对共同原告这五个人单一且相同。这五个人从原告主张的诉讼标的、主张的实体法上权利义务都是 Z 对 Y 同一笔的债权，所以这五个人间实体法有合一确定。 然后以诉之目的来讲呢，不需要强迫全体的债权人成为原告，诉之目的就达成了。因为呢，不管是有几个债权都一样，任何一个债权的代位诉讼有理由的话。 就能达到回复债务人 Z 资历的一个目的，所以从数字目的来看，根本不需要强迫全体的债权人共同加入诉讼成为原告的必要，所以充其量他们偶然的成为共同原告，只不过是一个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如此而已。既然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话，第一个问号问什么呢？ 如果呢，S 五不能证明对 Z 有债权，这代表说 S 五呢欠缺当事人资格。因为呢，既然是个诉讼担当，那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诉讼担当的当事人资格判断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就是啊，你必须要符合法律上所规定的担当人主体资格。 而这个诉讼担当既然是两百四十二条民法的规定，那么民法二十二条，你什么时候可以担当他人成为原告进行诉讼呢？ 法条说，你一定要是合法的债权人，只有 Z 的债权人才能合法的担当 Z 成为原告提起诉讼。所以 S 五对 Z 如果没有债权，代表 S 五并非 Z 的债权人，所以他就欠缺了担当 Z 提起代位诉讼的主体资格，这叫欠缺当事人资格。所以呢，只要呢程序不合法呢，加以驳回即可。 但是你考卷上特别强调，驳回 S 五的诉讼程序不合法，驳回不影响呢其他四个人成为原告进行诉讼，理由何在啊？承接第一段，因为共同原告间只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特色就是。 本来就不需要强迫全体债权人加入成为诉讼，所以踢掉一个或两个完全不影响到其他债权人成为原告的一个资格，这就是呢第一个问号。同时夹杂着共同诉讼类型的判断跟诉讼担当理念、当事人适格的基本概念，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n 遍了。这个考题再把这个观念复习一遍，那这是呢第一个问号的部分。 好，那第二个问号呢？现在呢考出来的话呢，你直接就写呢九二年新法增定的六十七条之一。当年呢是八十九年考的第二个问号呢还没有增定六十七条之一，所以有甲说跟乙说一头阿股学说的争议。那现在这种题目不用多讲了，应该不可能再考了，因为再考出来你完全不用写学说争议。 等一下，我会跟你介绍九二年增定的六十七条之一，所以第二个问号你先不用看它，只需要简单的注记。一九二年的新法，直接把六十七条之一抄一遍就好了。详细说明等一下再讲。紧接着你跳到第二小题的部分。第二小题就是呢，我们刚刚讲的诉讼参加有关的理论。第一小题在考你共同诉讼跟诉讼担当。 第二小题在考你诉讼参加，你看问我们江老师的题目怎么设计的？如果在 S 一到 S 五共同成为原告代位所提的诉讼，Z 跟 S 六得否诉讼参加？如果认为不行，理由何在？如果认为可以，则属于哪一种的诉讼参加？各位，这个考题就是我们刚讲的。 你就算不会写哦，用掰也要掰得出一半的答案，答案一定是可以诉讼参加的，因为如果不能诉讼参加的话，后面就不会问你各属于何种的参加形态，所以你再怎么样答案都是肯定的，Z 跟 S 六可以参加。好了，那来看一下第二小题问什么呢？在黑板上这个代位诉讼的模式里面，Z 可否参加？ 啊，还有呢？如果本案有第六个债权人 S 六存在的话，S 六可否参加？最简单就是 Z 不用多讲的，Z 可以参加，类型是共同诉讼辅助参加。第二小题没有什么别的，单纯问同学类型的判断。既然代位诉讼是诉讼担当的话，Z 的地位就是最典型的实质当事人。 被人家诉讼担当之人，欠缺本案的当事人资格，又直接被既判例直接所及，所以他可以迂回的借由共同诉讼辅助参加，进入诉讼辅助他人进行诉讼。好，再来呢？S 六呢？同学观念清楚，这个答案直接反射出来了。S 六何许人也啊？ 第六个债权人，那他的地位在本案来讲，就是他本来就跟被参加的当事人 S 一到 S 五之间具有合一确定的关系，也就是 S 六本来就可以成为原告，具有原告的当事人适格。 而且他如果成为原告，他跟其他的原告 S 一到 S 五之间也有合一确定的关系，那这不就是第三个类型六十二条定义吗？你具有本案的原告、被告当事人适格，那你又跟本案的原告或被告间有合一确定的关系，那这一种的参加就叫共同诉讼参加。不厌其烦再提醒你。 你要记得写关键字。S 六之所以可以参加，用六十二条共同诉讼参加，记得把立法理由抄一遍，代替别墅的提起，因为在这个诉讼里面呢，他们是最典型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人间呢，你参加他们可以具有代替别墅提起的一个机制，符合纷争解决一回性的一个需求。这就是呢八十九年司法官第二小题呢。 非常简单的考你呢，三种诉讼参加类型呢，综合判断的一个游戏规则，观念清楚的话呢，同学在作答上可并不困难。好，那么简单的借由八十九年司法官把这三个呢诉讼参加类型具体应用的案例，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整个诉讼参加三个类型的基本概念呢，全部说明完毕了。 最后呢，剩下一个小单元，你来看一下一百四十四页以下。来，诉讼参加后面有一些比较冷门、简单的条文，我们很快的带你看过去。六十四条以下，来这个六十四条以下到六十七条之一的规定呢，那么呢？ 基本上呢，学界现在通说的见解认为啊，后面六十四条到六十七条之一这一组条文是三种参加的类型都有适用了。那么这是基本前提，请你了解一下。不管是呢这三分法哪一种类型，我们都认为六十四条到六十七条之一呢，普遍都可以加以应用。好啊，这后面这几组条文在讲什么呢？ 首先，你看到一百四十四页第四个大标题“六十四条承担诉讼的规定”，它很简单，你法条看一下。什么叫“承担诉讼”这个奇怪的名词呢？六十四条第一项讲说啊，参加人经两造同意者呢，得代其所辅助的当事人承担诉讼，创设出一个“承担诉讼”这个名词。那什么叫“承担诉讼”呢？ 各位直接翻译成白话文啊，配角变成主角就这么简单。什么叫配角变成主角？这是纯粹立法政策考量，实务上适用的机会几乎是零后所以这六十四条讲难听一点，只有学理上的讨论价值，实务运用上几乎是归零了。什么意思呢？承担诉讼指的就是啊，你今天是参加人，不管哪一种参加，譬如说我们刚讲的。 第一个类型呢，一般辅助参加好了第一个类型本来甲是告乙呢，告这个老板雇主，告老板的前提下，肇事的司机 A 呢，成为参加人呢，进入诉讼程序辅助诉讼。好了啊，他这时候参加，明明 A 司机是配角，那六四条怎么讲呢？如果配角 A。 经过双方当事人甲乙同意的话，可以由配角取代主角的地位，直接成为原告、被告。这就是刚刚念的六十四条的文义解释。参加人 A 得两造当事人甲乙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承担原告、被告地位，反而由 A 呢取代乙的地位。本来被告是以，啊，如果甲乙都同意的话。 由 A 呢直接变成被告，参加人直接变成刑事当事人被告，由他成为被告呢，来继续本案诉讼进行，这就是六十四条所谓的承担诉讼的一个规定。那各位想也知道，真的是无疑的罪文啊？为什么呢？理论上可能存在，事实上殊难想象，很难想象说两造当事人会同意，因为甲如果一开始就想列 A 为被告。 理论上直接把它列为共同被告即可，实在殊难想象。说一开始不告你，然后事后同意说你取代成为这个被告，这叫理论上可能存在啊！真的，事实上殊难想象了。但无论如何，现刑法就是有六十四条承担诉讼这样的一个规范。好，六十四条看完之后，比较重要的是一百四十五页。 六十五条以下的制度，这个大标题第五点呢叫告知诉讼的制度。九二年呢修订的章节，邱老师文章写很多，所以这个重点提醒你稍微注意一下。来，什么叫告知诉讼呢？同学看一下一四五页，顺便对照六十五条第一项，看一下六十五条第一项定义，当事人可以在诉讼进行中主动的把这个官司告知呢。 因自己败诉而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条文的字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有适用在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因为六十五条只有讲说你可以呢告知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这是字面上的文字好像只有适用在第一个类型了，但是现在呢学界的见解，尤其是邱老师为主的一个看法认为呢。 广义说，六十五条我们不要拘泥在法条文字，应该从宽解为所有诉讼参加类型都有适用。所以同学注意一下，不要被这个小六法六十五条的文字给骗了。看起来好像是只有适用在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因为看起来法条只有说可以告知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第三人。 但事实上不以此为限，三种类型的诉讼参加都有适用，所以你也可以告知既判力所及之人，通通都可以，不限于呢法律上利害关系之人呢。好了，那么为什么要告知诉讼的制度？理由很简单，纷争解决一回性，像黑板上这个例子，甲虽然只有列雇主以为被告。 但是雇主乙呢，可以把这个讯息告知肇事的司机，因为司机 A 就是典型的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之人，同样的道理也是。八九年司法官呢，S 一到 S 五成为共同原告的时候呢，他们如果知道还有第六个债权 S 六，也可以依照六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赶快把这个讯息呢告知 S 六。 目的就是希望 S 六或者希望司机 A 呢申请诉讼参加，加入诉讼辅助进行官司。那么呢，目的可以达到纷争解决一回信。因为如果你不通知他们，叫他们加入的话。 将来他们可能会另行提起诉讼，或者另行被人家提起诉讼。与其如此后，不如赶快通知他们呢，加入程序，达到纷争解决一回性的一个机制了。所以六十五条有一个呢，当事人主动告知诉讼的规范。那么呢，九二年增订最重要的条文是六十七条之一。 六七条之一怎么讲呢？增列了法院也可以职权告知，条文本身非常简单。六七条之一怎么讲呢？诉讼的结果呢？第三人有利害关系者，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告知。 这个法条适用的前提呀，邱老师强调三种诉讼参加类型，通通都有适用。所以呢，只要是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第一种类型，或者是会受既判力所及的第二种类型，或者是说本来有合意确定的第三种参加类型，通通都可以依职权告知这些人呢来加入诉讼。所以呢，这就是六十五条跟六十七条之一呢，我们呢。 法律上所谓告知诉讼的一个制度，那九二年特别增订了职权告知，目的就是希望达到纷争解决一回性的一个机制。好，那么最后呢，同学要注意一下，告知诉讼的效果在一百四十六页。我只要告诉你之后呢，你要不要来参加你家的事？ 你有来参加最好啊！你不来参加，法律的效果是视为你已经参加，这样这个制度才有意义嘛？通知你来就是希望纷争解决，回信已经给你有程序保障的机会，你自己不来，我视为你已经参加。既然视为你已经参加的话，分别依照各该参加的类型发生效力。所以你注意一下，我们书上一四六页六十七条的规定。 邱老师他们也告诉你，不用被这个条的文义给骗了，不用拘泥在法条的文义，因为六七条看起来讲说告知你来参加，你没有参加准用六十三条的规定，看起来好像只有第一个类型一般辅助参加才有适用，因为只有一般辅助参加才有六十三条适用的空间嘛。但我们学者在解释上认为不以此为限，回归同样的逻辑了。 三种参加类型都有适用，所以呢，告知你来参加之后，你不来参加的话，各依该类型的效果呢来加以规范。如果你是第一个类型，告知你来参加不来参加，那就准用六十三条，你还是不得主张本诉讼不当。那如果是第二、第三两个类型，告知你来参加你不来参加，将来判决既判例就直接对你发生了。 反正就是各依该参加类型判决的效力呢，分别来加以适用，倒不用局限在六十七条文艺解释呢有关准用六十三条这样狭隘的一个文艺限制。好，那么这是整个告知诉讼制度呢，简单的把它的一个条文解释重点，还有呢立法的理由背景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 那这个地方看完之后呢，其实重要的是在一四六页到一四七页。诉讼参加讲白点啊，这个告知诉讼的单元呢，基本上会考你的，一定只有邱连功老师，因为大概只有呢，你写邱老师的见解呢，才有办法呢，把这个条文呢，发挥的淋漓尽致。所以呢，我们书上帮同学整理的，一四六一四七页。 邱老师文章的叙述，那各位吼，邱老师文章有个特色，就是落落长吼，那个文字写一大串。各位同学通常你没有那个耐心，跟美国功夫慢慢看。所以说呢，我们特别呢，虽然书上已经是浓缩精简的内容了，但我们还是特别把这个文字呢，直接转换成一个体系表。 所以，请你呢简单的注记在呢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页空白的地方。这个体系表非常好用。各位如果对照台大法研所的考题或邱老师文章举的例子的话呢，他只要考到告知诉讼，跟各位讲毫无例外，一定跳脱不出呢黑板上这个体系表。所以麻烦你在考前再把呢这个体系表复习遍。这是我帮同学整理。 邱老师文章上写了这么多的一个呢，期刊文呢相关重点的一个浓缩了，来什么样的一个重点浓缩呢？ 那么呢，一百四十六到一百四十七页的纵合着来看呢，从这个告知诉讼九十二年的增订呢，邱老师大概前后至少写了三篇文章来说明。那其实呢，这一些文章呢，都是邱老师跟同学强调九十二年民事诉讼法新法修正的规定。邱老师很喜欢把告知诉讼这个制度连同第三人撤销诉讼五零七之一合在一起讲。虽然五百零七条之一。 这是我们后面下册才会念到的，但今天体系说明的完整性，还是提早先简单的跟同学介绍一下，让你对邱老师这个抽象理论先有一个骨干基本的了解。那详细所涉及到这些个别的制度，将来后面你念到的时候会更有感觉呢，可以对照他这个基本的法理思想，整个法理的展开呢，邱老师说啊，最上位的概念就从他的这个。 程序保障机能论来切入，也就是九十二年的新法，在它主导立法之下，它很强调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保障。讲白一点啊，要给当事人呢充分的程序保障，让你有机会进入诉讼，而且在诉讼程序中畅所欲言，尽情的提出攻防方法。 这种让你有参与诉讼，并且在诉讼中能够充分陈述、充分攻击、防御的一个行为机制呢？邱老师就称为说，这叫程序保障的机制。那这个程序保障的机能呢，是各国诉讼法的基本指导思想。 因为原告、被告或者利害关系人是诉讼的主体，既然他们是诉讼的主体的话，你就应该充分保障他们的程序主体权，这样才符合呢整个诉讼制度立法的基本核心架构。所以我们都很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在这个观念之下呢，理论怎么展开呢？ 九二年新法呢，关于程序保障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新风貌。怎样的新风貌呢？在新法的架构下，邱老师说，我把它体系化，体系成为事前的程序保障跟事后的程序保障。来啊，什么叫事前的程序保障呢？这个名词呢，白话文的翻译就是尽量让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尽量让跟本案有关的利害关系人都能够在诉讼的单一程序里面合并进入该程序呢，一起审理。这样一来呢，可以保护他们的程序主体权；二来也可以达到纷争解决回性。所以，事前程序保障这个名词指的就是判决确定前的诉讼审理阶段，尽量希望你们加入诉讼的。 有攻防陈述意见的机会，这叫事前的程序保障。所以“事前”这两个字呢，日文翻译过来的了，中文就是判决确定前后。所以事前的程序保障，所以的重心就是本案诉讼判决确定前的审理阶段，尽量让你们都有机会加入诉讼、参与诉讼，来提出各种攻防方法，畅所欲言呐。好，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你看一下，逻辑上应该先跳着看后面。为什么我们希望强化呢？所有利害关系人的事前程序保障呢？目的是使判决效力可以扩张给予所有的利害关系人、第三人，有法理上正当化的依据，以达到纷争解决回信，并且维持判决安定性。什么意思呢？回归到一开始讲的基本理论。 你要让某一个确定判决的效力给予某一个人，最主要的法理思想是，你要给那个人呢有充分的程序保障。所以我们已经强调 n 遍了，留日派学者都强调，判决效力、既判力的正当化依据是充分的程序保障。只有你这个人在诉讼程序中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之后。 该判决的效力给予你呢？法理上才有正当化的一个依据。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核心概念就是尽量希望一份确定判决的效力给予越多人越好。那同学，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尽量希望一份判决书的效力给予越多人越好呢？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纷争解决回信。 这一份判决如果对一百个人都有既判力、有拘束力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将来那一百个人都不能再为相反的主张，这样才能纷争解决一次性。否则，如果这一份判决只给予原告、被告两个人，而不给予原告、被告以外的第三人的话， 那那个不受确定判决效力所及的第三人，将来就可以再另行起诉，做不同的主张。那如此一来，同一个纷争事实岂非永无解决的一天？所以，为了扩大纷争解决回信，维持判决安定性，我们当然尽量希望一份判决书写下去，对越多人产生效力、产生拘束力越好。 那你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就必须让这些人尽量在诉讼程序中加入诉讼，受到充分的程序保障。那将来你解为判决效力统一给予他们，法理上才有所谓正当化的一句。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邱老师文章上很强调这个东西。后面张姐会带你陆陆续续看一些台大法研的考题。他说啊。 在九十二年主导之下，他非常得意的见解就是呢，我设计了多元化的事前保障手段，也就是呢，事前的程序保障机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设计了很多的一个呢不同的方式供当事人运用。那当然，运用的前提就是呢，告知诉讼。 所以，告知诉讼为什么定性在事前的程序保障？因为只有透过当事人的告知或法院的职权告知之后呢，利害关系人有机会知道这个诉讼后，才有机会加以参与。所以，告知诉讼等于说是事前程序保障的一个配套措施。透过呢职权告知、当事人告知双轨制的告知制度之下。 更能有机会的普及，让所有跟本案有利害关系之人呢，都能在审理中加入诉讼。那一旦你受告知加入之后呢，那我们现在给你好多的菜可以选，什么意思呢？考试重点呢，很喜欢考你这个。我们呢每一个实例题，邱老师会设计成说，这一个第三人呢，跟本案的这个呢，诉讼间呢。 法律上的关联性不太一样。简单来说啊，你跟本案之间的类型不同呢，你就可以呢，弹性的去选择一个最合适你的一个程序保障手段、程序参与的机制。所以，什么叫多元化的事前程序保障？有人又称为多元化的一个程序保障的机制啊。简单来说，你今天刚念过的。 利害关系人、第三人，第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式叫诉讼参加。你会选诉讼参加的前提是你的立场跟其中一方相同的。所以，同学，你今天先注记一下，你什么时候看到考题会选择诉讼参加的？九七年台大法研就考过，你选择第一种的方式一定是。 你的立场跟原告、被告其中一方是相同的，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第一个类型的一般辅助参加，司机的立场是跟雇主一样，希望雇主胜诉，那你就选择诉讼参加，参加到雇主破产事件也是一样。 共同诉讼辅助参加破产人去参加到破产管理人那边，为什么呢？他的立场跟破产管理人一样，希望破产管理人诉讼。第三个类型共同诉讼参加也是一样，这么多的股东里面，A、B 两个股东成为原告，C 这个股东如果也想撤销股东会决议，为什么他参加到 A、B 这边？因为他的立场跟原告 A、B 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啊，考题的核心就是你什么时候选择第一种类型呢？就是你的立场跟原告、被告其中一方是相同的，你希望那一方胜诉，你的立场跟他一样，那你就选择用诉讼参加的方式进入其中一方辅助进行诉讼。这就是多元化的程序保障机制里面第一种类型的选择，第三人可以选择诉讼参加。 再来，你也可以选择当事人追加。后面会念到二五条。这种类型的特色就是呢，当你自己有成为直接成为原告、被告、当事人必要的时候，你觉得呢？这个案子你考量之后，你还是当原告、当被告比较好。 你考量到个案的情形，你觉得你老兄自己不能当配角，你有直接成为主角、原告、被告必要的时候，你就选择用五十六条或二五条第一项第五款呢，直接就追加成为原告或被告，这是第二种事前程序的保障，你可以选择直接成为主角，直接成为原告、被告。那紧接着呢，最后一种模式是。 你也可以选择呢五十四条第二项的主参加诉讼，主参加诉讼详细的内容呢，我们呢等一下跟呢礼拜四会讲到主参加诉讼的定义，同学先记下，抄在这个体系表旁边。你什么时候会选择主参加诉讼啊？九七年台大法也考过，这个时候呢，第三人的主张是跟。 两造当事人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所谓呢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他的主张未必跟原告、被告相同，他有可能是呢他的立场跟原告、被告不一样，他的主张跟原告、被告都不一样，他自己另有主张、另有需要的时候。 那他就不是选择第一种诉讼参加，因为你第一种类型的诉讼参加一定是你的立场跟其中一方一样啊，我现在的立场就是跟你们原告、被告都不一样。 既然都不一样，你不要勉强我加入你们其中一方，我应该自己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这时候我所提的就是五十四条的主参加诉讼，那么这就是呢多元化的一个事前程序保障。你可以因应个案的不同呢，自己选择一个你认为对自己最有利、最合适的一个程序保障、程序参与的方式。那不管你选哪一个。 重点都是呢，你选哪一个之后，你人都已经进入诉讼，有受到程序保障了，所以将来判决的效力都应该解为直接给予你。这就是呢，九二年新法修正后充实的所谓多元化的事前程序保障手段。好了，那么这个地方看完之后，你再看事后的程序保障。 那什么叫事后的程序保障啊？邱老师说，为了以防万一起见，所以引进法国的第三人撤销诉讼五零七条之以下。什么叫第三人撤销诉讼呢？万一呢你在判决确定前，通通没有参与诉讼的机会。 没有参与诉讼的机会，可是呢，有的时候呢，法律却会规定，既判例会直接给予你，那这时候就很不公平了。你明明呢前面诉讼都没有参加到，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法律又特别规定，判决的效力会给予你，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你这个完全未受程序保障之人，强令判决的效力给予你呢，很不公平。所以我们给你一个救济的手段，就是准你提起第三人撤销诉讼，撤销这个判决中对你不利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事后马后炮呢，赋予你的救济的一个手段。所以它的功能主要是在赋予未受程序保障利害关系人呢，事后的一个救济手段。 详细的内容，下册讲到第三人撤销诉讼的时候会详细说明。今天只是一个初步的体系轮廓，同学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哦，这是九十二年新法修正之后呢，整个程序保障制度的机能呢，分成事前的跟事后的。 如此一来，才能周延的呢保护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去达到民事诉讼法呢想要达到的一些抽象的立法目的。那么，先把呢邱老师这个基本体系架构呢跟同学简单的说明一下，也顺便呼应了六十五条、六十七条之一呢告知诉讼制度的一个增定好，那这里看完之后，你再往前翻到一百四十二页。 黑板上详细的一些细节，像主参加诉讼、当事人追加，还有第三人撤销诉讼，这个后面相关的单元都会提到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一百四十二页八十九年司法官第一小题的第二个问号。那现在第二个问号就直接抄法条了。本来只有 S 一到 S 五呢这五个债权人成为原告，法院如果发现还有第六个债权 S 六没有加入成为原告的话呢？ 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新法架构下把六十七条之一抄一遍？法院应该职权告知他来参与诉讼。那这种考法，各位注意一下。如果是骆永嘉老师的考法，像这个题目，你确定是骆老师出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你只要点到法条就好了，就直接抄。依照六十七条之一呢，法院可以职权告知诉讼，告知 S 六参与诉讼，然后把关键字点一下。立法理由是什么呢？是希望说呢，这个呢你参加完诉讼之后，类型变成共同诉讼参加，可以补证哦可以呢代替别墅的一个提起。 如果是陆老师的考法，你写的方向比较偏这种 common sense，基本的法条规范跟立法理由写一写就好了。可是相反的哦，有些补习班的解答是采比较秋派风格的写法。如果同样的题目是邱老师出的话，你六十七条之一照抄一遍，可是抄完之后吼用字遣词的论述不太一样。法科考试有时候就是这样了，不同老师出的呢。 他要你琢磨的重点就不太一样，像骆老师的考题呢，基本上你就不需要太去琢磨邱老师那一套的什么程序保障机制，不用把这个邱老师常见的术语写出来，把条文跟立法理由抄一下就好了。可是如果是邱老师的考题的话，第二个问号你要写的重点是什么呢？六七条之一抄完之后，记得要写它的关键字，写什么呢？ 告知完诉讼之后呢，在新法架构之下呢，S 六呢享有一个多元化的程序保障的一个机制选择的手段。那么呢，这时候呢，你要写它通常是选第一个，他可以选择用诉讼参加的方式。如果他选择这个的话，就是适用六十二条呢，共同诉讼参加。 但他也可以选择第三条路，他如果想直接成为原告的话，他可以选择当事人追加，追加成为原告。话锋一转，那如果 S 六这个债权人他的主张呢跟大家都不一样的话，他也可以选择用主参加诉讼、第三人干预诉讼方式。所以川老师的写法。 反而是要你写这些比较海阔天空、抽象的概念，把这个关键字点出来，而不是要你写什么立法理由呢？这一些相关的论述，反而会写的比较天马行空，把它这套的理论呢，关键字稍微的点一下。那么这就是呢第一小题的第二个问号。不同老师出题呢，可能同学呢在文字叙述上琢磨的重点就不太一样。那这一点呢，提醒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 好，那么再请同学改一个错字呢？各位回家看这个八九年司法官解答的时候呢，一百四十三页，来一百四十三页的第七行呢。 可能遭 Y 的债权人不断反复提起代位诉讼，这个不是 Y 的债权人，同学呢改一下是 Z 才对吼。这个呢解答打错字了，一百四十三页第七行是 Z 的债权人，而不是 Y 的债权人，这个错字请同学更正一下。那其余相关的一些文字论述呢，你回去有兴趣的话呢，请你自己把八九年司法官的解答呢稍微完整的看一下。 好，那最后各位回家之前呢，利用一点时间，我们请你看一下一百四十九页第七节主参加诉讼。先花个十分钟把基本定义讲完，最简单的基本定义看完之后呢，细部的一些呢新法修正的重点，后天礼拜四再讲了。那么利用今天回家的一点时间，你翻到一百四十九页，刚好对照到黑板上这个体系表。 既然讲到了多元化的事前程序保障机制，其中有涉及到主参加诉讼，所以花个十分钟先把这个定义看一下。来，主参加诉讼也是九十二年呢新法增定的一个条文，在各位小六法的五十四条。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什么叫主参加诉讼，这个名词呢是传统学者的惯用语。 可是呢，如果你看邱老师的文章的话，邱老师的文章喜欢把主参加诉讼呢写成第三人干预诉讼，所以同学把这个名词呢直接注记在第七节旁边不同的用语，但是指同一件事了。那么什么叫主参加诉讼或者是第三人干预诉讼呢？同学看一下一百四十九页的定义。 第三人非参加他人间的诉讼，而是在本诉讼之外，以本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为共同被告而开启的另外一个独立诉讼。所以，主参加诉讼跟本案诉讼是两个独立的诉讼，且属被告为复数的共同诉讼。念完了，什么意思呢？ 这个主参加诉讼的基本定义就是，有的时候吼，他人间判决对你来讲也有利害关系存在，但是你的立场偏偏跟他们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的立场如果跟原告、被告完全不同的话，我们特别设计另外一个呢，独立的一个机制呢，来让你运用。好啊，什么叫做呢？ 你对他人间的诉讼有利害关系，但你的立场又跟原告、被告、他人间截然不同呢？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抽象的法律概念，你直接看实际案例就好了。譬如说，现在有一个诉讼，那这个诉讼在打什么呢？本来有一个本案诉讼叫民法七六七。 甲告乙呢？民法七百六十七条返还 A 物，这个时候呢，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第三人丙。丙觉得很奇怪，怪的地方在哪里呢？丙说呢，奇怪哦，A 物呢，我才是真正的所有权人，A 物是我的，我都没有讲话了。 他哪里冒出来的甲跟乙呢？打官司打那么高兴，我明明才是 A 物的真正所有权人啊，为什么反而是甲告乙呢？主张他是所有权人，七六七返还 A 物。那同学，请问你，针对这个本案诉讼，丙算不算是有利害关系之人呢？算，因为如果丙放任甲乙去打官司的话。 将来如果甲胜诉确定，然后甲可以执行 A 物，A 物反而变成甲所有，很奇怪。所以丙呢是典型的对他人间的诉讼也有所谓利害关系，但是偏偏他的立场跟原告、被告都不尽相同。你叫他去辅助原告很奇怪，叫他去辅助被告更奇怪哦。所以针对这种他人间的本案判决呢，会影响到你的法律地位。 你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偏偏你的立场又跟他人间的主张不尽相同，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是五十四条这个制度粉墨登场了。什么叫主参加诉讼啊？立法者就说，那么你这个另有主张的第三人，另有主张的某丙呢，你就自己成为原告。 你这个时候可不是辅助任何一方，因为你的主张立场跟他们都不一样，所以你老兄只好辛苦一点，自己成为原告，独立开启一个诉讼，把本案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呢，反而列为共同被告，你自己当原告，把他们两个列为共同被告，然后呢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这个诉讼叫主参加诉讼，第三人干预诉讼，立法者强迫叫你把甲乙本案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呢列为共同被告，然后在诉讼中你去主张你的权利。像以这个案例来讲，丙成为原告，列甲乙为被告。那么呢，当他列甲乙为被告的时候，对甲的声明就是。 对甲的主张就是呢，确认 A 物的所有人属于甲。因为甲在本案诉讼也主张他是所有权人，跟丙的主张相抵触，所以丙告甲呢，诉讼的一个类型是确认 A 物的所有权属甲，但是他列以为被告。诉讼的主张就是呢，七百六十七条返还 A 物。 因为现在乙呢是无权占有人呢，由这个乙呢现实占有中，那么丙既然主张自己是真正的所有权人，他希望这个无权占有的乙呢现实的返还 A 物，这就是所谓呢主参加诉讼五十四条规定，当你的立场跟双方都不同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双方当事人列为共同被告，独立提起一个主参加诉讼。 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各位对照回《t r l 这个理论，会更清楚的知道，它也是一个多元化的事前程序保障机制。丙呢，也是所谓的他人间本案诉讼的利害关系人，但是偏偏主张呢，跟原告、被告不尽相同。我们当然有必要独立设计一个制度，让它应用。那你观察这个制度，就明显的知道立法者用心之所在。 就是为了达到纷争解决一回性，因为如果你不让丙去告甲乙的话，等将来甲乙本案判决胜诉确定之后，丙又冒出来主张他才是真正所有权人，那势必要得等本案判决确定后，丙再另行对甲乙提起诉讼，何必再多开一个诉讼程序？ 多审理呢？你不如利用本案审理中合并的情领一起提起一个诉讼，合并的由同一个法官呢加以审理，如此还可以节省司法资源，避免裁判矛盾，达到纷争解决一回性的机制。这就是立法者呢之所以设计主参加诉讼最主要的一个理由所在。所以黑板上这个定义看完之后呢，你先跳着看一百五十一页。 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一五一页第四段主参加诉讼的功能，纷争解决一回性，避免裁判矛盾。就如同我们所讲的，你不让丙打这个官司，那你得等甲乙的本案诉讼确定之后，丙再分别对甲对乙呢主张权利提起诉讼，这样浪费司法资源了。 不如让他在甲乙的本案诉讼审理中另行起诉，这样可以把两个诉讼合并在同一个程序，由同一个法官审理，可以避免所谓的重复审理、裁判矛盾，贯彻纷争解决回信。所以同学要注意一下哦，你自己在呢主参加诉讼的功能里面特别强调，主参加诉讼在整个架构上是有两个独立的诉讼存在。 呼应了一百四十九页定义的最后一行，你对照黑板上模式就知道，主参加诉讼跟本案诉讼一定是两个独立的诉讼。甲乙是一个独立的本案诉讼，丙所提的主参加又是独立开启的一个诉讼程序，所以性质上是两个独立的诉讼，而且永远是被告复述的共同诉讼，因为五十四条要求。 你提主参加诉讼，一定要强制列本案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为共同被告加以起诉。所以，先把这个呢主参加诉讼基本类型的定义，还有制度功能呢，先请同学简单的了解一下。好，按你最后回家前，我们呢，请你再看一下一四九页要件的部分。要件就是承接定义跟制度功能了。 修正后的五十四条第一项怎么讲呢？主参加诉讼得向一审或二审的本诉系属中的法院加以提起。很显然的法条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为了呼应纷争解决回信，所以主参加诉讼一定强迫你要向本案系属的法院提。只有这个前提下。 主参加跟本案诉讼才能合并由同一个法官审理，因此呢，同学注意一下，你看一下要件的第一点，须于本诉讼系属中提起诉讼，那么你注记一下，立法者就是牺牲了省级利益，什么意思啊？九二年五十四条第一项修正的时候，学者吵很凶，吵得很凶地方在哪里？ 你如果强迫丙的主参加诉讼，一定要在本案诉讼系属的法院提起的话，有可能会剥夺主参加诉讼的省级利益。怎么说呢？有可能甲乙的本案诉讼打到二审高院的阶段的时候，丙才知道这个本案诉讼，那么呢，丙才想要提主参加。这个时候，如果你强迫丙呢，只能在二审高院提起主参加诉讼的话。 对丙来讲，他这个主参加诉讼会少一次的省级利益，所以在九二年呢，这个条文修法的时候呢，两派的见解争执很凶。有人认为主参加诉讼不应该强迫在本案系属的法院提起，可是另外派见解认为，为了合并审理的便利、纷争解决回信功能的达成，省级利益是必要牺牲的。最后讨论的结果呢？ 立法者采的是第二个见解，省级利益必须要退让于纷争解决回信。所以，为了贯彻纷争解决回信跟诉讼经济的要求，我们现在就是尽量希望主参加诉讼跟本案诉讼始终合并在同一个省级，由同一个法官审理。你要达到这个诉讼经济的要求呢，你只得牺牲省级利益。所以，修正后五十四条第一项。 对照你书上一百四十九页，要件一这个叙述，就是跟你强调呢，有的时候会牺牲掉丙呢主参加人的省级力益，这也是无可避免的立法衡量之下最终所做的选择。再你看一下刮胡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主参加诉讼提起后，性质既然是一个独立的诉讼的话，随后本诉讼就算撤回，主参加也不受影响。 理所当然的。所以，像黑板上这个例子，如果考试问你，甲乙白色粉笔的本案诉讼撤回起诉之后，丙的主参加诉讼依旧有效、独立存在，由法院继续审理，完全不会受到甲乙呢撤回诉讼的一个影响。好，这是呢主参加诉讼第一个要件的部分。对照基本的定义呢，还有这个制度功能，我们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 那最后你看一下一百五十页的第三点，主参加诉讼呢性质上一定构成共同诉讼，因为法律强迫规定要以本案诉讼全体当事人甲乙为共同被告，所以呢这边只很简单跟你强调，主参加诉讼的性质永远是被告负诉的共同诉讼，这是呢基本定义之下先跟同学说明的地方。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看到这边。 至于呢，书上一百五十页的第三点，主参加诉讼的种类，还有一五三页审理法律效果的部分，这个呢比较繁复一点，涉及到九二年新法修正的一个主轴呢，我们等到礼拜四前半段时间再跟同学稍微的说明一下。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先把主参加诉讼基本的定义介绍到这里。